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一乐回到了家里，重新坐在桌前。 他看着空荡荡的桌子，心里是还想着吃。这时候，他想起许三观他们来了，想到他们四个人正坐在饭店里，每个人都吃着一大碗的面条，面条是热气腾腾，而他自己只吃了一个还没有手大的烤红薯，他开始哭泣了。 先是没有声音的流泪，接着他扑在桌子上，呜呜的大哭了起来。他哭了一阵以后，又想起许三观他们在饭店里正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他立刻止住了哭声。他觉得，自己呀，应该到饭店去找他们。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所以。 一乐就走出了家门。这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，发出来的亮光像是蜡烛一样的微弱。一乐在街上走得呼呼直喘气，他对自己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”他不敢奔跑。 他听许三观说过，也听许玉兰说过，吃了饭以后一跑，肚子就会跑饿的。一乐又对自己说：“不要跑，不要跑啊！哎，不要跑啊！”一乐低头看着自己的脚，沿着街道向西一路走去。在西边的十字路口，有一家名叫“解放”的饭店。在夜晚的时候。 解放饭店的灯光在那个十字路口是最为的明亮。他低着头，一路催促自己快走。走过了十字路口，他也没有发现，他一直走到这条街道中段的地方，再往前就是一条巷子了。他才站住脚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走过解放饭店了，于是再往回走。 往回走的时候，他不敢再低着头了，而是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就这样，他走回到了十字路口。他看到解放饭店门窗紧闭，里面是一点灯光都看不到。他心想：饭店已经关门了，许三观他们已经吃完面条了。一乐。 站在一根木头电线杆的旁边，呜呜的哭了起来。这时候走过来两个人，他们说：“谁家的孩子在哭啊？”一乐说：“是许三观家的孩子在哭。”啊，这许三观是谁呀？啊，就是私厂的许三观。哦哈。 那你一个小孩这么晚了也不回家，快回家吧！我要找我爹妈，他们上饭店吃面条了。啊，你爹妈上饭店了？那你上胜利饭店去找啊！这解放饭店关门都有两个月了。一洛一听到他们这么说，立刻沿着北上的路走去了。他知道胜利饭店在什么地方。 就在胜利桥的旁边，他重新低着头往前走，因为这样走起来快。他走完了这条街道，走进一条巷子，穿过巷子以后，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街道。他看到了穿过城镇的那一条河流，他沿着河流一路就走到了胜利桥。 胜利饭店的灯光在夜晚里闪闪发亮，明亮的灯光让一乐心里涌上了欢乐和幸福，好像他已经吃上了面条一样。这时候，他奔跑了起来。当他跑过了胜利桥，来到胜利饭店的门口时，却没有看到许三观、许玉兰，还有二乐和三乐。 里面只有两个饭店的伙计拿着大扫把在扫地，他们已经扫到了门口。一乐站在门口，两个伙计把垃圾扫到了他的脚上。他问他们：“徐三官他们来吃过面条了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走开！”一乐赶紧让到一边，看着他们把垃圾扫出来。他又问。 许三观他们来吃过面条了吗？就是私厂的许三观，嗨，早走了。来吃面条的人早就走光了。于乐听他们这样说，就低着头走到一棵树的下面，低着头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坐到了地上，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，又将头靠在了膝盖上。 他开始哭了。他让自己的哭声越来越响。他听到这个夜晚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风吹来吹去的声音没有了，树叶抖动的声音也没有了，身后饭店里凳子搬动的声音也没有了，只有他自己的哭声在响着。 在这个夜晚里飘着。伊乐哭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累了，就不再哭下去，伸手去擦眼泪。这时候，他听到那两个伙计在关门了。他们关上门，看到伊乐还坐在那儿，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不回家啦？我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你要回家还不快走？” 啊！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坐在这里休息。我刚才走了很多路，我很累。我现在要休息。他们走了。伊洛看着他们，先是一起往前走，走到前面拐角的地方，有一个转身走了进去，另一个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。 伊乐看不见他的地方，然后伊乐也站了起来，他开始往家里走去了。他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和巷子里，听着自己走路的声音，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饿，他觉得自己像是没有吃过那个烤红薯，力气越来越没有了。 当他回到家中时，家里人都在床上睡着了。他听到许三观呼噜呼噜的鼾声，二乐翻了一个身，又在说一句梦话。只有许玉兰听到他推门进屋的声音。许玉兰说：“一乐。”一乐说：“我饿了。” 于洛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徐玉兰才又说：“你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”又是过了一会儿，徐玉兰说：“快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”于洛还是站在那儿，可是很久以后，徐玉兰都没再说话。一乐知道他睡着了。 他不会再对自己说些什么了，他就摸到床前，脱了衣服上床躺了下来。他没有马上睡着，他的眼睛看着屋里的黑暗，听着许三观的鼾声在屋里滚动。一乐告诉自己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正在打呼噜的人，不让他去饭店吃面条。 也是这个人，让他现在饿着肚子躺在床上；还是这个人经常说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最后，伊乐对许三观的鼾声说：“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的亲爹。”第二天早晨，伊乐喝完玉米粥以后，就抬脚跨出了门槛。 那时候，许三观和许玉兰还在屋子里，二乐和三乐坐在门槛上，他们看着一乐的两条腿跨了出去，从他们的肩膀旁，像是胳膊似的，一挥就出去了。二乐看着一乐向前走去，头也不回，就对他叫道：“一乐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找我爹。”二乐听了他的回答以后。 回头往屋里看了看，他看到许三观正伸着舌头在舔碗儿，他觉得很奇怪。接着他咯咯的笑了起来。二乐对三乐说：“嘿，爹明明在屋子里，一乐还到外面去找。”三乐听了二乐的话，也跟着二乐一起咯咯的笑了起来。三乐说：“一乐没看见爹。” 这天早晨，一乐向何小勇家走去了。他要去找他的亲爹，他要告诉亲爹何小勇，他不再回到许三观家里去了。哪怕许三观天天带他去胜利饭店吃面条，他也不会回去了。他要在何小勇家住下来。他不再有两个弟弟了，而是有了两个妹妹。 一个叫何小英，一个叫何小红，他的名字也不叫许一乐了，应该叫何一乐。总而言之，从今往后，他看到何小勇就要“爹爹爹”的一声声的叫了。一乐来到了何小勇家的门口。 就像他离开许三观家时，二乐和三乐坐在门槛上一样，他来到何小勇家时，何小英和何小红也坐在门槛上。两个女孩看到一乐走过来，都扭回头去看屋里了。一乐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哥哥来了。”于是，两个女孩又把头扭回来看他了。 他看到何小勇在屋里，就向何小勇叫道：“爹，我回来了。”何小勇从屋里出来，伸手指着一乐说：“谁？谁是你爹？”随后，他的手往外一挥：“走开！”一乐站着没有动。“爹，我今天来和上次来不一样，上次……” 是我妈要我来的，上次我还不愿意来呢，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妈不知道，许三观也不知道，爹，我今天来了就不回去了，爹，我就在你这儿住下了。何小勇又说：“哎，哎，谁谁是你爹呀？你就是我爹呀！啊，放屁，你爹是许三观。” 许三观不是我亲爹，你才是我亲爹。哎哎，我说，你要是再说我是你爹，我就要用脚踢你，我用拳头揍你。一乐摇摇头说：“你不会的。”何小勇的邻居们都站到了门口，有几个人走过来，走过来对何小勇说：“何小勇。” 他是你的儿子也好，不是你的儿子也好，你呀都不能这样对待他呀。一乐就对他们说：“我是他的儿子。”何小勇的女人出来了，指着一乐对人们说：“又是那个许玉兰，那个骚女人，让她来的。” 那个骚女人今天到东家去找个野男人，明天又到西家去找个野男人，生下了野种，就要往别人家里推，要别人拿钱供他的野种吃，供他的野种穿。这年月，谁家的日子都过不下去。我们一家人已经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，一家人饿了一个多月了。 肚皮上的皮都要和屁股上的皮贴到一起了。一乐一直看着何小勇的女人，等他把话说完了，他扭过头来对何小勇说：“爹，你是我的亲爹，你带我到胜利饭店去吃一碗面条。你们听到了吗？”何小勇的女人对邻居们说。 他还想吃面条呢！我们一家人吃糠咽菜两个月了，他一来就要吃面条啊！还要去什么胜利饭店呢？一乐又对何小勇说：“爹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，你去医院卖血吧，卖了血你就会有钱了，卖了血。” 你带我去吃面条！哎呀，何小勇的女人也叫了起来。他还要何小勇去医院卖血，他是要我们何小勇的命啊！他想害死我们何小勇。何小勇，你还不把他赶走？何小勇走过去对一乐说：“滚开！”一乐没有动。 爹，我不走。何小勇一把抓住一乐的衣服领子，把一乐提了起来。走了几步，何小勇提不动了，就把一乐放下，然后拖着一乐走。一乐的两只手使劲的拉住自己的衣领子，半张着嘴，呼哧呼哧的喘着气。何小勇拖着一乐走到巷子口，才站住脚，把一乐推到了路上。 伸手指着一乐的鼻子说：“你，你要是再来，我就宰了你！”说完，何小勇转身就走。一乐贴着墙壁站在那儿，看着何小勇走回到家里，他的身体才离开了墙壁，走到了大街上，站在那里左右看了一会儿以后，他低着头向西走去。 有几个认识许三观的人，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低着头一路向西走去，他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眼泪不停的掉到了地上，有时掉在自己的鞋上。他们想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伤心呢？走近了一看，他们认出来，哎，这是许三观家的一乐呀。最先是方铁匠。 方铁匠说：“一乐啊，嘿，一乐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许三观不是我的亲爹，呃，何小勇也不是我的亲爹，我没有亲爹了，呃，所以我就哭了。”哦，一乐呀，你为什么要往西走啊？你的家在东边啊。 我不回家了，一乐，你快回家去吧。方铁匠，你给我买一碗面条吃吧。我吃了你的面条，你就是我的亲爹了。哎，一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就是给你买十碗面条，我也做不了你的亲爹呀。然后。 是其他人，他们也对一乐说：“你是许三官家的一乐吧？你为什么哭啊？啊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往西走啊？你的家在东边呢，快回家吧！”不，我不回家了。你们去对许三官说，说一乐不回家了。哎，你不回家了？你要去哪里呀？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只知道，我不回家了。你们谁去给我买一碗面条吃，我就做谁的亲生儿子。你们谁去买面条啊？人们又去告诉许三观：“哎，许三观呐，你家的一乐呜呜哭着往西走了。哎，许三观，你家的一乐不认你这个爹了。嘿。” 徐三官，你家的一乐见人就张嘴要面条吃啊！徐三官，你家的一乐说，谁给他吃一碗面条，谁就是他的亲爹。哎，你家的一乐到处在要亲爹，就跟要饭似的。你还不知道啊？啊，你还躺在藤椅里，还架着腿，快去，快去把他找回来吧！ 徐三观从藤椅里站了起来，哼，这个小崽子是越来越笨了。他找亲爹不去找何小勇，倒去找别人。哎，他找亲爹不到何小勇家里去找，倒是往西走啊。这越走离他亲爹的家是越远呐。说完，徐三观重新躺到了藤椅里。 人们又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又躺下了呢？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呀！” <laughs> 他要去找自己亲爹，我怎么可以去拦住他呢？人们听了许三观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就不再说什么了，一个一个的都离去了。后来又来了另外几个人。 他们对许三观说：“许三观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晨，你家的一乐去找何小勇了。哈 <laughs> 哈，一乐呀，去认亲爹了。哎，一乐这孩子可怜呐，被何小勇的女人指着鼻子骂，还骂了你的女人许玉兰呐。哎呦，骂出来的话要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啊。哎，一乐可怜呐。” 被那个何小勇从家门口是一直拖到了巷子口啊！许三观问他们：“哎，那何小勇的女人骂我了没有啊？”“哦，倒是没有骂你啊，那我就不管这么多了。 <laughs> ”这一天过了中午以后，一乐。 还没有回来，徐玉兰的心里着急了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看到过一乐的人都说一乐向西走了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向别处走。向西走，他会走到哪里去啊？他已经走到乡下了，他要是再向西走，他就会忘了回家的路啊。” 他才只有十一岁。徐三官，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呀！我不去，一乐这小崽子，我供他吃，供他穿，啊，还供他念书，我对他有多好，啊！可他这么对我，竟然背着我去找什么亲爹，哼！那个王八蛋何小勇，对他是又是骂又是打，还把他从家门口拖到了巷子口。 可他还要去认亲爹，哎，我想明白了，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是怎么养，也养不出来呀。徐玉兰就自己出门去找一乐了。他对许三观说：“哼，你不是一乐的亲爹，我可是他的亲妈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” 徐玉兰一走就是半天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她回来了。她一进门就问许三观：“一乐回来了没有？”“没有啊，我一直在这儿躺着，我的眼睛也一直看着这扇门，我只看见二乐和三乐进来出去，没看到一乐回来呀。”许玉兰一听，这眼泪就掉了出来。 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